第十二课，用心发现世界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判断对错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。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 一，我认真考虑了一个晚上，也打电话和父母商量过了，最后还是决定不去那家公司了。我想继续留在北京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。他决定离开北京。二。 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提前做计划总是好的。每一步应该做什么、怎么做，不用安排的特别详细，但必须差不多有一个想法。做计划一定要很详细。三。 搬家时，我发现了很多以前买的却一次也没用过的东西，不要了吧，觉得可惜；留着吧，估计以后也用不到。我以后再也不乱买东西了。他不想再乱买东西了。四。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上网看新闻，因为这样很方便，而且能更及时的获得消息。网上的新闻内容也更详细、丰富。现在人们更喜欢看报纸。五。 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注意方法。正确的方法可以帮我们节约时间。如果方法不对，可能花五倍甚至十倍的时间都不能完成任务。做事情方法很重要。